上将三人行，呃，乘着两位都在啊，今天咱们讲一讲跟这个北大有关的一些事情。 <laughs> 反正张老师也是北大校花是吧？所以呢，正好可以跟我们，这是徐老师准备养精蓄锐，准备好好讲。这是你的母母校啊，嗯，母校，所以我就得捍卫哈。哎，我我去这个什么角啊？他是北大的毕业生。角。 他是北大，你是七七届中文系七七级的，对，当年北大一枝花嘛，是吧？ <laughs> 你们先开始让我就觉得先先先理亏是吧？先先让我这个不敢说话了。那不是，然后咱们我跟你说，现在北大的这个花啊是不都不不不不讲花，现在北大讲男，知道吗？叫叫这个这个有那个裸男的那个雕像。徐老师每次去北大。 当过一阵儿讲课老师嘛，每次都从那儿行礼是吗？不不， <laughs> 我经过过，经过。我给大家看看啊，先是这个，他原来呢跟这个像啊老是在一起的，这是老子老子。原来两两相对的呢是一个这个雕塑，看，力拔山兮气盖世啊， <laughs> 主要是他那个他那个造型变形，挺着肚子是，他那个那个生殖器很明显。 就是哎哎哎，很很明星，他最近把他们错开了，嗯，原来是相对。生殖器和肚子错 <laughs> 开了， <laughs> 这么坑我，这个。 <laughs> 把老子和生殖器错不是不？你看，把把老子和这个伟男，这集完了，给错开了啊！但是徐老师说，这当年叫做老子英雄而好汉而好汉。 所以呢，我们当年我们当年是没这个，就是最近就前一阵，他在光华管理学院门口，就是这么塑了两个雕像，那主要是就是老子的那个呢， <laughs> 算是写实的吧。其实我们谁也没见过老子，对不对？不算是那那个是一个呃，算是后现代风格的这么一个雕像。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就被搬走了。其实呢，虽然走过的时候看的有点突兀，但是艺术品嘛，你到处都可以看到一些你不大能理解的雕塑，对不对？这这个。 所以我特别关心呢，这个事情在网上报道以后的网网友的反应。嗯，那他有几条选择的嘛？有的说是实在这个不有碍观瞻啊，应该搬走啊；有的说是这个对着老子不合适啊。嗯。但是呃，还有一个就是说，就是这艺术品嘛，这个根本不不相干，这个应该宽容嘛，应该就是说这没没问题。百分之六十几的人是赞成那个没问题的。 哦，就是大大大多数还是比较，哎，就是大大波大多数的这个这个人觉得这个多此一举。你把把这个猛男现在对着一个墙角落里，这个对着墙，这个好像在做。 <laughs> 哦，是不是在什么？我突然想起来，在《光华管理学》啊，我看过很难看的一个男的呀。对对，他所以我就没印象。他不，他没印象。他不是一个写实的，他不是给你好看难看。所以呢，他就是在难看，没有难看到艺术品的层次。哦，还没难看呢。有些这是张老师的审美了。这所以呢。 他要放一块，所以现在到角落里去了啊！放一块的话，不三不四的一个男的。放的放一块儿，你说不三不四，跟老子放一块儿就是老子英雄儿好儿好汉。我跟北大最近也有一联儿，从他发生的事儿，这老子英雄儿好汉，教授风流女儿怨，哈哈哈女儿怨，女儿怨呐， <laughs> 女儿恨呐，你知道吧？教授，北大教授当然被开开除了，北大还是很很很厉害，开除了。 是开除了吧？我问谁呢？这个事儿不是，我不是又来了， <laughs> 就是打算不让我说话，今天是吧？不是我，我只听说了，说是一个北大教授，男教授和一个就是像他女儿那么大年岁的一个女学生。啊，对对，在啊。 北北大获悉，经校方调查，近日北大教授指控情人敲诈三十万报道中涉及的报案人确系该校教师，该教师目前已被停止教师工作，解除教师职务。 这个教授事情奇怪，奇怪，徐老师感到特别激动。徐老师，因为上不是我记得上次在上次在香港，我们我们本来在聊这个事儿，我就提到我说最近有个北大教授，徐老师说：“哎呀，这个事情要专门讲一集。”是你说的。 现在，那是因为，那是因为你看好歹我我也我也是教授，没错，我也你想干但是不敢干的事我也做了， <laughs> 我也做了北大的兼职教授前两年，所以这个事情你看，这个这个我当然要特别关心嘛，自己往上贴，哎，然后这个事情一发生以后，我马上自己去检查，返回找我有没有高中的女朋友，发现高中的女朋友是没有，初中倒有。 啊！你在北大的时候，呃，不是我在北大，我也初中的时候。哦， <laughs> 你也 <laughs> 这多会转移，做一个，那充其量算早恋的问题啊。 <laughs> 北大的这个是算什么恋呢？ 但是但是这个事情是呃我不知道校方做出这个决定，现我们也不知道名字，整个事情它是一个对呃呃一个化名报道。但是校方这么快的做出这个决定，想来是跟网上的强烈的反应有关。因为网上我看了一下，几乎大部分都是呃很少人来批评这个女孩恐吓，说什么要要伤害她家人呐什么，大部分都是批评那个教授，对不对？啊，上去什么有的说说涉。 涉嫌诱奸呐，有的是，总之等等等等，大部分批评。那这个事情，你我不是我，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觉得这个事情它关键错在什么地方呢？是是是是是是是，你来排片。是是，我我我这样想想，是因为北大教授跟一个高中生的情人关系错呢？嗯。 还是说他们这个关系当中是变成了一种交易错呢？嗯，还是说他最后涉嫌要恐吓，微要武力伤害错呢？就是他到底错在什么地？方？徐老师一向主张啊，这个呃事情要分清楚。对，我也很同意，我也很同意哈。就你说的这三点，我觉得肯定不是第一项，就是说不是因为他跟高中生。 因为至少她是，她不是未成年女子嘛？她就我看只看了一个简单的报道，她是二十岁，那她是成人。如果是两个人自己同意的，两个人有一个。 呃，你不管是一夜情还是什么外遇也好，这是他们两个人的事儿，或者是最最多是他他们夫妻俩人要要面对的事情，对吧？可是第二项是你说的交易关系，我还要说其实是权力关系，因为交易你也很难分清楚，有的时候很多你说到婚姻、说到感情里边是不是没有交易的成分，可能都有，啊，有感情也有交易，可是它是权力的关系，是因为他承诺了替这个你你跟我好，我承诺帮你上大学。 不知道上不上北大，结果这女孩就冲着这一点，或者至少是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他们俩就发生了关系。然后之后他没有兑现这个承诺，就他女孩因为跟他好还关系是在他承诺了以后。就是在当中，因为那我们不知道具体这这个有有质的区别，对有质的区别。假如说他们已经是情人了，对，那这个男的说 OK，你还没读大学，那希希望你考大学，我尽量帮忙是跟。 我答应帮你弄上大学，你跟我上床。 嗯，这是有本质性区别的两个事情。当然，当然，但是他们两个关系有两年的关系。对，他在当中肯定不是说咱俩不好了，他才承诺，是在当中是不是第一页？我觉得这不是很重要，对吧？关键是，他承诺了以后，这女孩有两年专门到呃呃到北京来看他，两个人在一起，然后还由此还什么错过了高考什么等等，到最后从答应到最后说我不行，还是帮不了你，然后女孩就呃生气了，然后就以前什么。 这这个是一个权力关系，就有点像我们说的在呃所谓西方讲这个性骚扰一样嘛。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女学生，呃，在跟教授发生关系的时候，如果是在，比如说他说那个我跟你睡觉，你就把我的论文通过，这就是性骚扰了。对对啊。但是如果就是说他们俩就是年纪相差很大，但是他们两个人自己愿意，尤其是他们俩在没有，比如说这个女学生已经毕业之后，他们俩又好了，这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这个事情。 谁能说得清楚？不，但是呃，不是，但是他说的基本上说清楚了。领导啊，就应该说得清楚。我相信这个事情，哎， <laughs> 还有这个网民也应该。不是领导，他们两个人都承认了。哎，而且网民，如果你关心这个事情，你也要必须分清楚，因为这里边他的如果这个人是他北大的学生，嗯。 他说：“OK，你做我的情人，我你我帮你考上研究生。嗯，这个是教授利用他北大教授的职权。嗯，可是现在。” 他这个人不是他学校的学生啊，他是他一个云南的什么地方的一个高中生啊，丽江的什么，对不对？他只是说帮他想办法帮他考大学，他有没有动用他北大他自己的这个学术资源跟权利呢？这当然是他的一个资源了，就是我们讲这个叫叫做什么象征资源也好，也还叫什么 symbolic capital 这怎么说呀？就是说。 这个女孩觉得，哦，他这么一个能人，比我高这么多，他是北大的教授啊，他说话一定会算话的，而且他一定有很多资源。他说能帮我上就能上，而且这个报道也不是很清楚，有的说他承诺他帮他上北大，甚至他说你不要关没关系，高考分低一些，我可以呃托人想办法，你就可以进到北大。哇，那是梦想成真呢。 啊，那么这个整个这个马上这个荷尔蒙封闭，我相信都不一都不一样了，你知道？他觉得他也帮他实现梦想啊。哦，女的真能因这个生生出感情来。我觉得男女都一样，就是男的不不你你不能说你就代表你给我涨工资，嘿，我荷尔蒙起来。哎，我给你举就同样的一个，你你们给我发的这，我就看了一个报道，下边跟着链接就是一个相反的例子，就是一个。 二十多岁的一个打工的这么一个男青年，就爱上了一个这个女教授。女教授就是我不知道哪个没有北大这么大的名牌呢，还就是四十多岁一个女教授，然后他就跟这女教授就发生了关系。 然后最后他图的什么？这打工仔倒是实话，他图的是他钱，他把人车开跑了。完，你要是开，你销售一看，哟，他怎么出去买东西，说买点东西，怎么不回来了？赶 <laughs> 快报警！实惠。就男的一样的，你知道他图的什么呢？图的钱。这女的呢，比较就是比较虚幻，而且或者说她真的是想，开始她想图上北大来着，没图成，她才要钱。啊，你明白吗？啊啊！不要觉得男女在这上面不一样，没有那么不一样。 不一样，对，是人和人都不一样，没错，这个是。但是男的和女的在这种面对一个金钱和权力和地位的时候，啊，和性的这种呃交错的关系，我认为其实非常类似。我可以保证，就是就是因为我一辈子没有过这种体验，就是说， <laughs> 如果我不喜欢这个女的，对，她给我一个国家，我也不会对她有性欲。文涛，我跟你说，那么你说。 <laughs> 这一点上咱们是同类，但是你是男的，我是女的，我也是。你给我一个国家，这个男的也不要，我给我一个国家，给我一个省我都要。但是， <laughs> 是技技术上讲，这就是你就不是技术上技技术上讲， <laughs> 女的可以忍屈受辱，但是女的可以，男的我觉得技术上很很。 很很很难的，什么叫难？ <laughs> 你的意思是起不来呀？什么意思吗？会的，会的。哎，对呃，哎，他他他他可以的。他可以的。 <laughs> 谢谢佳老师鼓励，谢谢佳老师鼓励，可以努力，强强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见北大。 张老师这么样的鞭策我，我以后一定不用扬鞭自奋蹄。 <laughs> 你准备去投靠女富婆，或者女国王，或者什么女总统是吗？这可以。你不行，我先把话搁这吧。啊，又把我给否了。我说的刚才你没听清楚，我说的是面对权力、金钱和性的时候。 有人和人的区别，没有男人和女人的区别。我这当然说的可能有点极端了啊，因为我们把好多社会性，呃，加在男人和女人上选择上的这种，您的意思就是我我做不到，但有的男人。 能做到，对，我也做不到。面对女的，你不要拿别的女的来跟我说事儿，我就是我，对吧？你不要老说哦，这这个女的能做到，所有女的都能做到。但只是因为小张的意思，只是因为现在这个社会通常男的掌握权力、掌握金钱比较多，所以呢，女人呢就是为了金钱跟权力。 呃，屈服啊，这个这个这个以这个牺牲的这个比较多，他会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多的发生在女性的身上，比比较普遍的。但是我想，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当年跟北大教授碰见年方二八的，这不是年方二十的小花，呃但是化名啊，咱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啊，丽江的这么一个纳西族的，哎，北大教授还触犯了民族政策吧？ <laughs> 啊，这可是少数民族啊，罪加一等哎。 呃，这这算破坏军婚吗？啊，不，没什么关系哈。反正纳西族的女孩。但这条新闻之所以引人关心呢，嗯，主要是因为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北大教授，那这个这个很重要；，另外一个是高中生。嗯。假其实这个高中生呢，他其实后来你看具体的报道哈，他已经二十岁了，其实他应该是读大学的年龄了。嗯。对不对？他只是没考上。如果准确的报道的话呢？ 如果这个标题变成一个呃，大学教授与大学生开房，嗯，这条东西的关注率就会低很多。但是性质一样的，对，性质一样，但是在网络上的受关注率，我我我我愿意相信你刚才的分析。北大做这样的处理，是因为考虑了这个教授。 滥用他的学术职权，对，嗯啊，嗯，而不是仅仅基于一个教授跟一个年轻的高中生或大学生发生恋情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因为现在有很多人的愤怒是仅仅停留在第一个层面，很多人下面的基本的愤怒就是说，基本上是觉得你是一个北大的教授，你跟一个高中生在一起，这个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错。 没有没有，这咱们刚才已经讲清楚了，那是一一二三里边的一，这没有什么错。这个我不知道有错没，在很多人看来可能是有错的，但是我就想起一件事情，在一九二几年的时候，有一个北大还不是教授，北大讲师，跟一个北师大的也是二十来岁的女生，他们也开房，他不仅开房，他还花了钱给他包了一个房。这个北大讲师自己有老婆。 这个这个呃，有有母亲住在一起，但是这样的事情在那个时候，就这件事情本身哈，并没有受到社会那个时候是多少年前？我跟你说，那时候北，这是这是周树人啊啊！那那我我跟你说，那个时候北大的那个什么那个那个那个这还嫖娼呢，你知道吗？嫖娼要把他赶出去，胡适还为他说情呢，说要保保保保护人才，嫖嫖嫖一下吧。但这个我不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我跟你说。 这个我让我觉得特别有想象力的部分呢，我觉得这像是一个电影，拍什么呢？你知道，我觉得这件事儿对我最大的一个假想啊，就是你们知识分子。哎呀，我一下子就想到这个知识分子啊，比较适合徐子东来演， <laughs> 戴你知道吗戴着眼镜。哎呦，当然是我假想啊，你你想想看啊，你知道有个词儿吗？叫“痉挛 啊，对，我知道，我知道，卵童的卵是吗？啊，就是比如说，把一个小女孩啊，对，自己能控制啊，这我的痉卵。你你知道啊，这个北大教授按照报道当中，小丽的供述说啊，在丽江玩的时候碰上的。一听这个小女孩啊是纳西族的，然后呢，当晚这个北大教授啊两个人相谈甚欢，开了房，但并没有发生关系，而且还给这个小女孩两百块钱，买了个旧手机。 这个小女孩欢天喜地，因为家里也比较穷，呃，然后呢，哎，就联系上了嘛。然后一个月以后，这个教授啊，让她来北京，同时呢还寄。你看一个知识分子想的呀，那个戏呀，你我都能想得出来他怎么安排的，你知道吗？寄三千块钱。 三千块钱你来北京，来了对，来了以后呢，住在他家，因为那家那个礼拜他老婆孩子不在，你瞧这只有我跟你说，知识分子啊，他会这心思做的这么细，我就知道他心里怎么琢磨，而且这有什么细的？那总不见得回来了，老婆撞到，这这有什么叫细？不是不是，我就好简单的问题，我就我就老是想起这个徐老师，啊，我 <laughs> 现在说的候，哎呀，戴这个眼镜，哎呦，初中可能平常也不大敢玩你知道吗？平常也不敢真的怎么。 怎么着？但是做个事儿啊，哎呦，想一千件事儿，哎呦，我就能够，我我当然我说的不是这位啊，这位也许高大威猛，这这不管啊，我说的是让我一下子想起可以拍个电影。 就是这种这种有点焦虑感、有点神经质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哎，你说这个他跟一般的这种一个老大老粗的生意人嫖妓或者嗯，他们不太一样，有一种腻，你道在而且你知道吗？知识分子想的多，又说哎呀，我答应你上北大，但而且呢也有点小感情吧。最后你看最后怎么发展成讹诈的？ 最后就是说啊，一来二去，北大也不让上了，小女孩儿就错过了高考了。然后呢，就是他也不断的给钱，小女孩儿也承认，总共给了大概两三万块钱。对。但是最后，小女孩儿要个一笔过的了， <laughs> 说大学北大我不敢想了，给我三十万，我要开店，而且说了，我有个彝族的男 <laughs> 男同胞一起来，猛男猛男出来了，彝族同胞带着来。当然，证明小女孩可能是信口开河，彝族兄弟没来，但是他说。 彝族兄弟带着猎枪来的，你想这能把一教授吓成什么样？ <laughs> 哎，他肯定马上报警了吧？昼夜未眠呢，他才去报警了。但从法律上来讲，只有最后这一步才是犯法的。所以啊，这对不对？讨厌就讨厌在现在的马，现在老百姓同情的地方就是说，就是其实现在事情犯法的是这个女的犯法了，这个男的男的只是一个道德问题。对，因为你也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因为弄不好他。 他真的有什么枪啊、刀啊之类的话，他可能会伤害家人。那碰到你的话，你也不敢吧？不是，对不对？我我我我我我得说啊，这个北大教授他做对了一件事儿，就是报案。对，其实碰到这种情况是应该报警的，因这说实话，而且这小女孩也永无出头之日。如果她。 他想不到走这一点，他真是一个简单的、淳朴的一个乡下姑娘。这是很可惜。你听你刚才这么叙说啊，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本来可以演变成一个浪漫故事，或者至少是可以理解的故事。哎呀，算了，走向浪漫从头上就没什么浪漫。没不是，我能理解有种呃，我不是说他他的事儿我不了解啊，我能联我能联想哎，有些男人啊是觉得自以为得计。你看有这么个女孩村里的或者是什么也年幼无知，完全。 听我控制，我这边老婆孩子安排的挺好。什么时候叫他来玩一趟？北戴河呀，南戴河呀，哎，度个假。你知道吗？这种感觉，小日子不错呀。真没 <laughs> 想到后边的事陆续有来呀。 <laughs> 是把自己做。 <laughs> 没错没错，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在蹲看守所的可是这个小丽。 对啊，所以这个这个事情，这个小女孩呢，对她虽然网民大量同情她，但是在法律上她是犯了法了。而我始终觉得北大这么仓促的把她那个就是解除她的职务，就等于把她辞退了哈。嗯，我不知道他中间的理据是什么，因为他的作风不好，因为他不道德。就是我们开始说的这个，他利用他的职权啊，权力关系。 呃，等于呃，迫使这个小女孩，等引诱这个小女孩，对，进入了这样一个关系。这这要是照理性的讲，可以是这个理由。可是以我对中国人国情的了解，我觉得，但老百姓全能理解。对，影响不好，对，说不清。为了我们北大这个，为了北大的清誉，对吧？而且你们刚才不是也说说这个教授已经撤诉了吗？ 就是他，他自己也知道，他就这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没有那么严重是吧？对，就是这个小男人的心思，就刚才文涛已经分析了一遍，他真的是就是其实他也没有那么坏，你知道吗？他就真坏到底，我就咬住不放，你我就是没引诱你，不一对一，你能说清楚吗？还有这个小女孩很善良，她就是到最后哈，她一直都是说她是自愿的。 啊！就等后来公安就问他嘛，他说他有没有强迫啊？没错。他有没有利用什么？就总之，因为你知道他任何的，因为他已经在被指控了。对。他只要在加强这方面的指控，对他是有利的。对。可是他一直坚持说，他是他是自愿的，他还是怎么怎么怎么。哎。我觉得这个小女孩是比较淳朴的，还是比较淳朴的。就人的这个，悲哀的，他他进到这种地方了。 他就只能这样往下走了，而这这个这北大没错，是所以教授也不能乱放。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